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燕宗主非常人也，贫僧实在佩服的很。老秃驴真是阴魂不散！你与那几个跳梁小丑联手暗算我的账，我还没有跟你算，你倒好意思找上门来。贫僧也没想到燕宗主如此厉害，五大高手围攻之下，竟还能瞒天过海。 安然无恙。以 <laughs> 五对一，连本座都杀不了，也好意思称作高手？你雪婷竟还肯自降身份与他们并称，哼，真是越活越回去了。阿弥陀佛，一代新人换旧人，贫僧年迈，迟早也要让贤。 武道越是往上走，遇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就越难。若能选择，贫僧也愿与燕宗主煮茶对弈，切磋武功，既为朋友，又为对手。然而宇文邕一直以来打压佛门，贫僧为了佛门兴盛，只能出此下策，还请燕宗主见谅。敢问大师？ 你是如何知道燕无师在这里？哦，沈道长也在这里，好巧。实不相瞒，贫僧在长安遇见急着回齐国的陈宫陈宫因为一些缘故告知我燕宗主还未死，甚至已经拿到《朱阳策残卷。但陈宫不知道我们会走哪里，停在何处。不错，贫僧自长安一路寻来。 原本准备明日就离开魏州城，却无意中听见一菜贩称今日有户人家采买大增，令他极为高兴。大师心思缜密，观察入微，这份能耐，若是用在极道断案上，怕是天下从此再无冤案了。 <laughs> 多谢沈道长夸奖，不过，贫僧今日冒昧上门，是为燕宗主而来。 沈道长与此无关，还请勿要牵涉其中，以免误伤。巧了，大师要杀他，我却想保他。哦，据贫僧所知，魔门与道门并无交情，且燕宗主屡屡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不知沈道长为何还要袒护他？齐国已灭，中原唯剩周、陈二国，陈朝有儒门护持。 周主依仗幻月宗，大师所为，看似在为佛门争取立足之地，可从结果看来，莫不是在为突厥人入主中原铺路？阿弥陀佛，如此说来，沈道长也是站在周主一边了。不错，那看来今日贫僧只能先过沈道长这一关了。 晋江文学城，梦溪石原著，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声罗万象联合出品，古风武侠广播剧《千秋》第四集。 稍安勿躁，我倒是想走，但你问问老秃驴，他让不让我走？阿弥陀佛，贫僧连生，贫僧连命，见过燕宗主。哼，你看，他自己来还不够，连徒弟都带上。 沉沦其中，无法自拔。阿弥陀佛。 <laughs> 这是。 别数月，沈道长的武功更上一层楼，可喜可贺。说到底，佛门与幻月宗并无私怨，大师已杀过眼宗主一回了，又何必紧追不舍呢？即便没了幻月宗，仍会有其他势力补上，为宇文勇所用。这层道理，以大师的位置，不可能参不透吧？阿乔。 这嘴皮子在本座熏陶之下，可谓大有长进。你这话问的太远。老秃驴如何不知，真正得死的人是宇文邕。但佛门要维持光明正大的形象，沾上弑君的罪人。你，就算要杀，也得让别人去杀。老秃驴，我说的对不对呀？ 阿弥陀佛，沈道长不愿旁观，非要将燕无师护到底，那贫僧只好得罪。太快了！嘿，你剑心之境，齐道尊后继有人啊！ 叶无走！别进树林，往山上走。 树丛遮挡着一个山洞，我们进去看看。嗯，就这里吧。雪婷知道我们会在山下树林躲避。想不到我们会上山来。 阿乔，我知你喜欢我，可以不用急着投怀送抱吗？ <coughs> 不会这样就被气得吐血了吧？我们走了，吴伯和阿青会如何？徐婷不是桑景行，她毕竟还挂着佛门的脸皮。 也知无法拿二人威胁我，不会做无用之事。虽说你得添点血色才好看，但也不是这个添法。张嘴。 玉苁蓉，你又没吃过，怎知是玉苁蓉？这分明是毒药。玉苁蓉只能治外伤，与我没有太大用处。哦，那你吐出来好了。 是，走了吗？醒了。 借你的剑用。嗯，你在外面没碰上雪停吧？啊！你在做甚？你吃麻雀连毛一起吃的？ <laughs> 那是，那是师尊留给我的山河同悲剑。阿乔何必动气？小心吐血。 齐凤阁在你心目中如同天人，可也是要吃五谷杂粮的。便是他背着你用这剑刮胡子，你又怎么知道？ <laughs> 你休要胡言！好了，剑在心中，不在身外。看看人家玉矮，君子不弃剑被我折了，人二话不说直接换了把新的。 也没见他跑去齐凤阁坟前嚎啕大哭。我不过是拿你的剑剃一下鸟毛而已，还帮你清洗干净了。给。 等夜深人静时，我回去看看吴伯和阿青吧。嗯，我说过，雪婷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们下手。那处宅子已然暴露，吴米知道如何处理。你去也未必能找到他们。 知道我为何带六只麻雀回来吗？啊，这叫梅花雀，五只围着一只，你要先吃中间那只，才能吃旁边的。为何要这样吃？因为这样看起来舒服些。若你把旁边的都拿走了，梅花便残缺不全了。 一番心意，你忍心浪费吗？你现在伤势如何？ <laughs> 你摸摸不就知道了。 有些内伤，但不重，休养一两日应该就能好。这山中阴冷潮湿，总不能躲太久。你有什么打算？啊，先去汉中，再到长安。我以为你会直接去长安。入了长安，有幻月宗势力在，又有周楚庇护，雪婷也不敢妄动。 我没死的消息，既然雪婷知道，其他人过不了多久也会知道。你能想到要回长安，他们肯定也能想到。这路上定会有无数埋伏关卡。嗯，他们不只要杀你，还要对付周主。不错，我曾说过。 佛门要扩大影响，只能通过当权者来实现。弑君犯上的事情一旦做下，之后的哪一个皇帝都不可能再重用他们。让突厥人、六合帮、法净宗的人来做这事儿，又会有重重麻烦。还不如让宇文邕身边的人来动手。你是说，皇后阿史那氏？嗯嗯。 孺子可教。阿史那氏身份特殊，又被宇文邕冷落防备已久，自然很愿意帮段文渊添上一把柴火。还有太子，他好逸恶劳，不思进取，周地不满已久。太子自己也明白，若不先下手为强，他的太子之位未必能保住。 太子身为人子，当不至于。唉，阿乔，你又不笨，唯有“心软”二字时时牵绊着你，令你对人对事总往好的去想，不揣测其阴暗处。若没有我在身边，你可怎么办呢？若没有你在身边，我的日子怕只会平顺百倍。 那么，汉中呢？齐王宇文宪是宇文邕的弟弟，如今在汉中还有些兵力。之前我也安排人去接触，我们先去看看，再入长安。只不过，宇文宪未必就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此话怎讲？ 有些人注定成不了枭雄。为师没想到。 武者视同生命的剑，你竟拿去剃鸟毛！师尊，那是燕无师干的。你看看这上面还有什么？黑色的发须。师尊，您果真用山河同杯剑镜面吗？胡闹！昨日刚刚教会你成字，今日便明知故犯，还抵赖别人。看来不罚不行了。你顶着石头。 在此好好待着，没有吩咐不准起来。师尊，您您将石头挪开吧。师尊，弟子知错。师尊，别走，我胸口好疼。阿乔，你哭了。谢灵，谢灵。 嗯，不，你不是，你不是他。哼哼哼哼哼哼！堂堂玄都山掌教，却连吐纳换气都不会了，传出去怕是会让人笑掉大牙吧。 乔，我是谢灵， <laughs> 我是谢灵，你不认得了吗？哎呀，你睡迷糊了，谢灵也到。 <laughs> 谢灵怎会唤我阿乔？ <laughs> 我都忘了，他叫你美人哥哥的。不过这称呼我可叫不来。 没想到你貌若良善，却占了我这么久的便宜。从前听谢灵叫你的时候，是不是面上不露，心里却快活的很呢？胡说八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还如此？ <laughs> 阿乔，你真是太可爱了。 连骂人都不会，什么叫还还如此？ <laughs> 我来教你，这叫保暖思淫欲。你若是再气我，我伤势好的慢，这一路上有人追杀，我未必能保得住你。 <laughs> 那也无妨，我自有妙计。什么妙计？ 上回你不是将我扮作女装吗？这个法子甚妙。这次不若我们俩一起扮作女装，乘着马车假作去汉中投亲，定能瞒天过海。你身体如何了？你是想问我谢灵如何了吧？嗯。阿乔，你是希望谢灵在呢？ 还是不在。哼，若是前者，那要让你失望了。我虽未将魔心破绽完全修复，但因走火入魔而起的性情大变已被压制。从今往后，这世间再无邪灵。 我累了，再睡一会儿。嗯，你在哭？这有什么值得哭的？谢灵不过一抹残魂。 连人都谈不上，他于你而言是一抹残魂，与我，却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就因为他在地底转身回去找你吗？你这般软弱，还说要成为我的对手与我一战，这心境只怕永远不可能登顶武道。 燕宗主认为武道之巅是什么？是我师尊齐凤阁，还是崔有望，又或者陶弘景他们武功再高，只怕还称不上巅峰。不错，武道永无止境，又何来登顶之说？贫道虽然不才，也知道，性情软弱与武功境界并无关联。燕宗主有燕宗主的道，我也有我的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为故友悼念伤心，又与燕宗主何干？还请你自重才是。哼！不过认识数日，寥寥几面，连谢灵为何叫谢灵都不知，怎么就成故友了？好了，你我二人在此相依为命，不过闲聊罢了，何必动气？ 啊，真睡了。 乔，你再将山河铜杯剑借我吧。昨日你那鸟毛未剃干净，后来我吃了有些腹痛。哦，那是因为我发现鸟毛要用手拔才行。这次不会了。你想练什么，还是我去吧。你为我受伤，还是我去吧。总归不拿来剃鸟毛就是了。 <laughs> 不吃鸟，那便吃鱼吧。嗯，你下山了？没有，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 春季多雨，鱼儿自然肥美。那鱼鳞和内脏，你怎么去的？自然是用剑。你，山河铜背剑不是给你用来刮鱼鳞的？唉，阿乔，你真是不讲道理。你说不能用来剃鸟毛，我答应你了。你又没说不能用来刮鱼鳞。再说这鱼最后不也有一半要进你的腹中吗？难道剑上沾了鱼腥？ 你对敌的时候就使不出剑心了吗？哼！以后你休想再碰这把剑。不碰就不碰。嗯。来，吃鱼。我出去时查看了一下情况，若无意外，我们今晚便下山吧。只去汉中？嗯。 沿渭水经齐州、凤州，大约得走半个月，而且进汉中前，须得做些准备。 动作快点，东家快到了。是是是，怎么不做生意了？ <laughs> 抱歉啊，客官，咱们东家来查账，呃，暂不开门迎客，哪有不做生意的道理？郎君要买什么布料？我们店可是整个凤州都有名的，成衣也有卖。哦，那有女子成衣？自然有，不知郎君是给心上人买，还是给家中姐妹买，还是？ 给亲长买呢，有何不同啊？ <laughs> 给长辈买的衣裳，颜色不可过于鲜亮，稳重点好。若是送给姐妹，便可以选浅粉、新柳一类的颜色，花纹也可以多些时下的心意。那若是送给心上人， <laughs> 那就要挑对方喜欢的颜色和纹样了。不知郎君的心上人喜欢什么颜色，身量多高？嗯。 天青色吧，天青色不易穿的好看，除非穿的人肤色白皙。哼， <laughs> 他的确挺白的，就比我稍低半个头，身材要更瘦一点。比您只矮半个头，啊，那在女子中也算十分高挑的了。嗯，至于花纹嘛。 我看你这一身就不错， <laughs> 郎君喜欢妾这一身。哼， <laughs> 可惜你脸不怎么样，平白浪费了衣裳。你，哼，本店今日不做生意了。这位郎君，你走吧。开门做生意还这般容易生气，待会儿多长几条皱纹，岂不更显老？ 好好挣钱不行吗？哼，你这人嘴巴忒毒了。我看你的心上人啊，是倒了八辈子霉了，竟被你这种人看上。钱我也不要，你拿。啊，你你想做甚？买衣裳。啊，郎君大人有大量，别和小夫人一般计较。啊，且这就让人去拿衣裳。 都在这里面了，呃，郎君慢走，欢迎，欢欢迎再来。谁家养的老鼠，畏首畏尾，不敢露面？ 听闻燕宗主死了，我家师尊还惋惜了好一阵，却没想到燕宗主竟在那样的情形下活了下来，白蓉实在佩服。 <laughs> 萧师兄，你说是不？来都来了，还藏头露尾，合欢宗的人也就这点出息了。齐国灭亡，你们成了丧家之犬，又要去当哪家的家奴了？ 燕宗主，这话说的好笑。说到底，幻月宗不也是宇文邕的家奴吗？宇文邕命不久矣，且没了你的庇护，你的徒弟和手下只怕比丧家之犬还不如呢。哼， <laughs> 他们若是没有半点能力，凡事都得靠我，那还不如早早死了省事。倒是你，本座真是可怜袁秀秀。 收了个白眼狼当徒弟，成日跟桑景行的人厮混在一起，脑子不中用，武功也烂泥扶不上墙。啊，合欢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laughs> 哼，燕宗主现在嘴皮子耍得利索，等会儿被跪地求饶就好。你们在这里等了多久，才等到本座？ 听说雪亭禅师在魏州城与燕宗主有过一晤，我们严长老就说燕宗主必去长安，只是为避开仇家需要绕道，所以我们也特地绕了一圈来凤州等候。严长老，您果真料事如神。燕宗主也不必懊恼，如今汉中有六合帮的人，扬州则有突厥人。 天罗地网，走哪里都一样。怪只怪你树敌太多，认识神仙来了也无用啊！ <laughs> 神仙，本座从来就不相信神仙。嗯、他想跑，有种你别走！ <laughs> 如你所愿。 啊！啊！萧师兄，你没事吧？哼哼，严宗主何必急着走？古人相见，总要叙一叙旧吧。我也想与严长老叙一叙旧，不知严长老可有这个闲情？ 燕武士，我一路辛苦助你逃脱，不是为了让你去自投罗网的。多好了，燕武士，你究竟想怎么样？我做事随心所欲，既然从不后悔，此番也不会是为了赎罪。本座等你有朝一日兑现自己的诺言。 成为有资格与我一战的对手，那样本座或许会多看你几眼，也无事。 知己一眼开九州，冷月抬手别样于衣袖。梦见了一个我，读下行舟，替昨日少年。 中花万千星峰同行。